中文童话，魔法铃铛。很久以前，在森林深处住着一只叫罗比的猴子。罗比总是喜欢帮助其他动物。他会帮助大象摘新鲜的水果，鹿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照看小鹿，还会帮助兔子过河。 罗比的家在一棵又粗又壮的树上，就在森林的中央。所有的动物都知道，如果找不到罗比，那么他一定会坐在树上吹笛子。这是罗比的另一个爱好，用笛子吹奏悠扬的音乐。找到你了，罗比，乌龟在找你呢。 他需要你帮助他的花儿，他的花儿，我等不及他说完这句话了。但我猜他是说花园。哦，是的，他昨天告诉了我这件事。我们走吧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总是在这个地方吹笛子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喜欢这棵树。 你可能觉得我疯了，但我觉得这棵树在听我的乐曲。哦，啊，你说的对。什么？你也这么想？不，我是说你是对的。我觉得你疯了，哈哈哈哈哈不过罗比真的是对的，树的确在听他的音乐。这是一个连罗比都不知道的秘密。 音乐触动了树的灵魂，它会专心致志地听这首曲子，而且很高兴罗比每天都能演奏它。一天，罗比在树上睡着了，树下传来可怕的响声：“啊，那是什么？啊，地震！地震！这个人是谁？”哟。 还得多下会儿功夫。罗比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迅速跳了下去。嘿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砍这棵树？我的主人想用它来造船。这棵树的树皮很结实。不，你不能砍这棵树。是吗？为什么呢？听着。 我已经花了很多天的时间，就为了找到一棵粗壮的树来造船。这棵树不是你的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罗比是一只聪明的猴子，他决定把樵夫吓跑。哎，我确实想阻止你，但我想你会恶有恶报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 这棵树上住着一位老人的灵魂，他已经住在这里很多年了。如果你把这棵树砍倒，他会去哪儿？他肯定会附在你身上，附在我身上。当然，因为是你砍的这棵树。你想耍我吗？我比你想的要聪明，猴子，我才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。现在快走！ 罗比想尽一切办法拯救他的家。樵夫一忙起来，罗比就爬上了树，径直爬到树顶。他躲在浓密的树叶里，开始尖叫起来：“哦哦，你竟敢碰我的家！什么？那是谁？如果你毁了我的家……” 我就跟你住在一起，哈哈哈哈！哈！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猴子是对的，别担心，人类，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。哈哈哈哈！哈哈！ <laughs> 你急什么？你的船怎么办啊？ 正当罗比嘲笑樵夫时，那棵树竟活了过来。罗比，啊，你，你真的是一个老人的灵魂吗？所以我一直坐在一个老人的灵魂上睡觉。呵呵呵，不，罗比，我不是一个老人的灵魂。我是老了，但我是这棵树的灵魂。 你的音乐使我充满活力。你是一只聪明的猴子，罗比。我很感激你。你从樵夫手里救了我。给你，请接受这个感谢的礼物吧。一个铃铛？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铃铛，这是一个魔法铃铛。每次你摇铃，天空都会有魔法给你新鲜的水果吃。哦，哇哦！ 会帮助我和森林里所有的动物。吃的，它可以。但是记住，罗比，你一天只能有一次灵。我会记住的。谢谢你，大叔。罗比跑去告诉森林里的其他朋友：小猪、狐狸、艾莉，大家来这里。罗比，发生了什么事？ 我正在洗澡呢。罗比讲述了事情的经过，动物们都惊呆了，他们不敢相信这棵树的灵魂居然活了。你做的对，罗比，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。人类在砍伐树木之前必须好好想想，如果森林消失了，就不会下雨了。 是的，但我更兴奋的是这个铃铛，它管用吗？我们应该试试。是的，应该的，让它下水果雨吧。罗比也很兴奋，他立刻摇响了铃。忽然间，天空下起了水果雨，橙子、梨、苹果、菠萝从天上纷纷掉下来，动物们都很高兴。 狐狸拿了一个篮子去接水果，大象用鼻子抓住一个菠萝咬了一口，而罗比直接张开嘴吃梨。动物们吃得津津有味。我再也不需要去寻找新鲜的水果了。这是真的，罗比每天只要摇一下他的魔法铃铛，天空就会降下水果。就这样度过了几天。 动物们都很信任罗比，和他在一起很开心。一天下午，罗比正在树与树之间跳来跳去，他看见远处有一棵大香蕉树，成熟的黄色香蕉让他有点饿了。但是他没有爬上树去摘那些成熟的香蕉，而是想到了别的事情。魔灵，我来摇一下，从空中降下一串新鲜的香蕉。 我可以把它们存放在树上，以后再吃。水果在哪里？怎么了？它停止工作了吗？哦，等等，我早上摇过一次铃。你一天只能摇一次铃。哦，不，但是我太饿了。正当罗比在想他能做些什么时，他看见了他的朋友狐狸正躺在地上。 嘿，今天掉下来的香蕉你还有吗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了，我吃光了。呃，呃，食物让我想睡觉了。再见，罗比，再见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明天弄一个新鲜的西瓜吧。我想吃西瓜，我想吃西瓜。 我还想吃东西呢，是我把大树从小夫手里救出来的，我是魔法铃铛的主人，可我却是唯一一个饿着肚子的，这不公平，一点儿也不公平。罗比很生气，他忘了他可以很容易的爬上树，自己去摘那些香蕉。第二天早上。 罗比站在树旁，摇响了铃铛。顷刻间，许多水果从天而降。他尽可能地吃了很多，然后把剩下的水果收集起来，藏在树后面。罗比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的朋友们一定饿了。但是如果我白天饿了怎么办？你太自私了，罗比。 这些水果足够分给每个人，你要分享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你把铃铛给我了，我自己挨饿是不公平的。啊！就在这时，所有的动物都来找罗比要水果。对不起，朋友们，但是铃铛坏了。我试了好多次，我再摇一次给你看。 罗比摇了铃铛，但是因为所有的水果都已经下过了，自然什么也没发生。动物们很难过，但没有人怀疑猴子。当他们离开的时候，等等，我闻到了一股味道。树后面是什么？罗比，嘿，快来这里，有很多水果。罗比把它们藏起来了。 所有的动物都回来了，都很吃惊。罗比，如果你不想分享食物，你可以说出来。你没必要骗我们，我会很高兴把我的那份食物给你。我也会给你的。嗯，你知道吗，我的朋友？从现在起，你干脆自己吃掉所有的水果吧。我们不要你的任何东西。 当罗比看到他的朋友们离开时，他意识到自己错了，哭了起来。不，等等，不要走！我很抱歉，我太自私了。我有足够的水果与大家分享，即使每分钟都下水果雨。如果我不与你们分享，也没有意义。请原谅我。 罗比，没关系，我们原谅你。你对我们一直很好。是的，我的朋友。我们不生气啦。是的，我们能吃了吗？我饿的说话都慢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所有的动物一起分享了水果，吃到肚子饱为止。罗比再也不自私的去摇铃了。